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一十七集。下雨后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。等他们回到院中，外面已经半黑了。洛涵点燃灯光，都来不及擦拭身上的水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药材。 药材不能淋雨，洛寒来来回回清点了三遍，确定所有药材都是好好的，才终于松了口气。他正在调配治疗内伤所需药物，头上突然附上一块干燥的细棉，林青霄站在他身后为他擦拭头上的雨水。洛寒瞥了一眼，奇怪道：“啊这不是我们从天启寄带来的东西吗？你不是说除非必要情况？” 否则，储物袋里的东西能省则省，尽量不用嘛。是，林清霄语气淡淡的说：“现在就是必要情况。”他的语气如此理所应当，反倒让洛寒不知道该接什么了。林清霄把洛寒的发梢擦干，随后手中蓄起灵力，将他的头发烘干。洛寒察觉到他在动用灵力，立刻按住他的手：“你伤势未愈。” 现在不能用灵力，不碍事。林清霄见抽不出手来，索性换另一只手继续烘干他的头发。这一丁点灵力不会牵动伤口，不碍事。洛寒身上还穿着天启祭的法衣，法衣水火不侵，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雨水打湿。洛寒的头发烘干后，全身都温暖起来。这时候。 他看着林青霄的长发还湿着，主动说：“那我帮你烘干头发。”林青霄本来想说不用，洛涵看出来他的意图，立刻截住他的话：“做人做事最忌讳两套标准。你帮我擦头发，那我自然该帮你。你还是病人呢，听话。”林青霄最近频繁听到“听话”等类似的字眼他很无奈地扫了洛涵一眼，说：“别闹。” 谁和你闹了？我说真的呢。洛寒把林青霄拉进屋子里，强行把他按在坐榻上。他拿起刚才那方棉帕，轻轻一抖，棉帕就变成了干净的。洛寒握着棉帕，一手理顺林青霄长发，挑起一缕，另一只手用帕子包住，轻轻擦拭。洛寒感受着手里如流水一般的发丝，感叹道。 虽然中国有诸多好处，但是不得不说，还是天启界的东西好用。林青霄端坐榻上，听到他的话，沉默片刻，忽然问：“如果将来有选择，你会留在这里，还是会回到天启元洛寒听到林青霄的问题，着实愣了一下：“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”“啊偶然想到罢了。”林青霄依然端正地坐着。 从背后仅能看到他笔直的脊背和棱角分明的侧脸。这个问题总要面对。如果将来有机会，你会选择留在这里，还是回到天启？林青霄说的没错，这个问题总是要面对的。洛寒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早就挑破这层窗户纸。洛寒没有回答，而是问：“你呢？你会怎么办？” 林青霄静默了片刻，最终平静说道：“我自然要回去。”他和洛寒不同，林青霄生于天启，长于天启，他的家族门派人际关系全在未来。他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是个纯粹的外来者，他不属于中古时代。林青霄能感受到这个时代对他的排斥，他迟早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世界。 可是洛寒呢？显而易见的，洛寒留在中古对他更好。天启纪神纪已亡，洛寒在天启纪元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甚至连安全都是问题。如果世间还有神，洛寒作为神域数亿年唯一诞生的幼崽，必然会被所有人捧在掌心他本可以一归位就昭告六界，广受追捧，钱财、修炼、法宝。 只要他想，有的是人捧到他面前，而不是自己艰难的摸索法术。凡事不敢出头，不敢出格，不得不隐瞒身份，甚至连面容都不敢现于人前。相反，中古时代却有很多长辈护持他，只要他表明身份，他会拥有万千宠爱，无忧无虑地长大。这里才是洛寒的家。林清霄一直都明白。 从理智上，他也知道，洛寒留下来对他会更好。明明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林清霄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难以释怀。他一个人想了很久，今日终于问出来了。洛寒听到林清霄的话，想都不想接到。你回去，那我也回去。”对于洛寒来说，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。他的目标就是盯着林清霄 尤其盯着他不要蔑视，他一个人留在中谷做什么呀？身前的人缓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洛寒想了想，认真的说：“嗯，可能是因为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吧。不要以为我不记得了，你答应了保护我一千年，这才一年。”林清霄没想到洛寒竟然还记着这个事儿，这本就是一个权宜之计。 当初洛寒是无力自保，才不得不如此。但是现在这个局限不存在了，洛寒回到神灵的大本营，他无需再担忧自己的安危，他们一千年的约定，也不再有必要了。林青霄说：“其实，你如今并不需要别人来保护你。”我需要。洛寒把帕子放下，挪到林青霄身前，十分严肃的看着他。 别想着偷懒，说一千年就一千年，就算我不需要你，也要把工作完。洛涵说话时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像是某种食草动物。偏偏他还要说着威胁人的话。林青霄心里的哽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，他难得笑了笑，眼中含着亮光，点头说：“好，一千年，如今不过过去了一年罢了。” 这场雨一直下到入夜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雨滴打在窗沿上，发出细微的噼啪声。洛寒和林青霄对坐在榻上，洛寒伸出手掌说：“我准备好了。今日治疗内伤的药终于配齐，但是这副药有些特殊，服用后必须催动灵力在体内循环，以加快药效流动。首领走前千叮咛万嘱咐。” 运行灵力时，务必有第二人在场，时刻注意着病人体内灵力流动，一有异常赶紧疏通。洛涵别的不敢说，观察灵力还说得上擅长。洛涵郑重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林清霄总觉得这样的疗伤方式有些过于亲密了，灵气在体内一刻不停，对修者来说无异于身体的一部分。 灵气经由他的手传入洛寒体内，循环一遍后再回到他的身体，似乎太过界了。这不像是普通朋友会做的事情，反倒像是父母亲人乃至道侣。洛寒伸着胳膊很久都没等到林清霄的动静，他手指晃了晃，催促般对林清霄招手：“快点，早点结束就能早点休息，我还等着修炼呢。” 林清霄慢慢伸手，对上洛寒的手掌。林清霄的手指又细又长，手心似乎永远带着凉意，像是玉石一般。洛寒闭眼，潜心注意对面的灵力波动。我好了，你可以运行灵气了。洛寒专心致志，林清霄反而有点静不下心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法凝聚注意力。 灵气从丹田出发，经由大小两个周天流过身上每一个穴道，最后从手上流出，汇入洛寒体内。等他感受到从另一只手流回来的灵气后，那种奇怪的感觉更明显了。这实在是很反常的事情。以往林清霄修炼从不会分神，今日不知为何，他迟迟没有进入忘我之境。 林清霄努力摒除杂念，专注于眼前。他体内有伤，血液中的药效流经体内受伤的穴道时，会带来微微的刺痛感。每次林清霄体内灵气滞涩的时候，一股包容清凉的灵力就会涌上来，抚平那一处的伤痛。洛涵对灵力的感知当真十分优秀，但是这种涌入别人灵力的感觉实在太奇怪了。 仿佛能在自己体内感知到另一个人的存在。林清霄好不容易静下来的心，又乱了。洛寒没有注意许多，他一遍遍运行灵力，直到将灵药中所有药性都消化，他才满意的收回手掌。洛寒调整好气息，一睁眼，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林清霄的耳尖红红的。 洛寒小心翼翼问：“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林清霄收回手，一脸平静。“药性起效会发热，这很正常。”洛寒没有喝过药，他不懂其中缘故，自然一听就信了。洛寒回头看看，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，他努力忍着，还是没忍住，悄悄打了个哈欠。林清霄看到说。 今日辛苦你了，你快休息吧。洛寒犹豫，可是你，我没事。林清霄说着就站起身，一路目不斜视走向另一间屋子，还在洛寒床前加了道屏风。我在外面修炼，你安心睡觉。行吧。洛寒确实困了，没怎么挣扎就躺到床上。他靠在枕上，回头隔着屏风。 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，侧对着他，正坐在坐榻上修炼。从侧面看，林清霄身姿笔直，仪态优美，随随便便坐着就好看的不得了。洛寒慢慢闭上眼，入睡前强撑着意识对林清霄说：“我只睡两个时辰，一会儿你记得叫醒我，不许自己偷偷修炼。”洛寒意识模糊，恍惚中。 不知道是幻觉还是当真听到了林青霄回话。好，洛寒于是放心睡去。等他再一睁眼，窗户外已经大亮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